课文三，在家里，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三点多。要新。